这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摧毁性的，足以将一个人的精神扎得千疮百孔。然而，他们竟全部赶在一起发生了，于是织就了一张钉子床，人平躺在上面，反而因为受力均匀，而暂时毫发无伤。 老兄弟，林敬恒还没过来，没有， <laughs> 那就等着。这小子就爱装逼，喜欢压轴出场。我看呐，以后有可能就是这样的。守住这个路口，就能太平一阵子了。 <laughs> 当年我在凯莱星上当土皇帝的时候，跟你现在想的一样。你猜怎么着？大风大浪说来就来。 闻到味儿的孙子屁都不放一个，什么百年家业、千年家业，连首都星都说没就没。 <laughs> 陆兄，咱们之间的账不是在臭大姐那儿了结了吗？是啊，了结了，不然现在咱俩就不是好好聊天，而是我给你一炮。可是这账了结了，没规定我不能翻小茬吧？ 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翻，你翻。哎呀，跃迁网是炸断了，但穿过空间重建，也就是不到一百年的事儿。咱俩这把年纪肯定是赶不上了，可是年轻人还有开门的那天。要是都跟你这么想，到时候开门迎接的就是导弹了。你个能混就混的老滑头，能不能有点忧患意识？ 还不如周六那个小青年呢，哎，周六人呢？还没到，刚夸完就偷懒。附近跃迁点有剧烈能量波动，这么快？不得不说啊，还得是人家联盟精英，小心，躲开！兄弟，兄反污会的人怎么会来？林将军呢？妈的，看来这秘密航道坐标暴露了。 接指挥部，出来！愣着干什么？拦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进入第八星系。撑二十分钟，我立刻调增援。给我发远程信号，联系林将军。魏队长，远程信号可能会暴露。已经暴露了，远程信号无人应答。总长呢？总长在医疗舱里治疗。魏队长，陆老师家里的超级电脑方才突然自动关机了，强行进入了某种未知进程。战卢，魏队长，第六次远程信号发送暂时没有回音。魏队长。 我们怎么办？引爆地下航道，卫队长！不然你们这些虾兵蟹将，能挡得住海盗入侵吗？是，发送命令。这，这是怎么了？周六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们遇袭了，不好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地下航道坐标不明原因泄露，反误会的海盗大举入侵，令将军失联。啊，是，是我吗？ 是我发的那道信号吗？一号到巡逻队注意，马上引爆跃迁点，所有跃迁点。魏队长，反乌会有信号干扰，我们无法远程引爆跃迁点，就人工引爆。敌军数量太多，我们冲不到跃迁点啊！冲不到，也给我冲！去引爆，马上！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啊！

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六期。骗走金身王，随便脱格里夫，没轻没重，不知死活。你知道上一个想从我手里拿走金身王的人怎么样了吗？据说。 这个人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已经基本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可怕，太残忍了，令人发指。不喜欢我吗？不喜欢，走开。我是不是留不住你？反正你要是想走，没人留得住你，是吧？两年前我要走，不会告诉你。 现在，只要你在，只要你在，我就不会走。我就不会走，心动过速，心动过速，生命体征正常，生命体征正常。哇！陆老师醒了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您在银河城的地面指挥部。那，陆老师。魏队长。 下三滥的招数用得不错。方才撤离难民的时候，总长所在机甲出了一点小故障，因脑震荡进了医疗舱。医疗舱在对他进行全面扫描，发现他大脑里有一个肿瘤。严重吗？还好，小手术就能解决。只是总长身体一直不好，年纪又大了，恐怕会卧床一阵子。希望您能善待总长之物。 你，你把我放倒了多久？总长回来了，那林呢？能量紧张，能量顶缸。队长，他们后路被封，要狗急跳墙了，可能想强行突围。吐你海盗不死，你们自己死。魏队长，四分之一的航行日外，海盗先锋正在向我们冲过来。收到，我力预备。 陆老师，你还不能下床。我没事。陆老师，你要干嘛？我要查看指挥中心的命令往来。第七信西难民入侵，林建恒下令引爆月千天，秘密航道坐标泄露，反乌龟海盗袭击。杜杜眼英，杜眼英失联。 周六引爆了秘密航道，所以，所以林敬恒呢？陆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你需不需要一支镇定剂？做什么？我得做些什么？不要镇定剂。总长，总长不是让我暂时……总长让我暂时干什么来着？白银九两层包抄，四卫队三开阵型。 追击逃离包围圈的反无畏机甲。是。陆老师，你给我接工程部。工程部，请注意，是我。麻烦帮我确认一下，难民星舰是否已经全部降落？如果没有，联系各基地，让他们立刻就近降落，集中管理。二十个小时内，星系内整体净空。请工程部将我军内部人员的通讯频道密钥作为基准，所有无法通过密钥的不明飞行物，全部标记击落。第八星系既然是封闭环境。 一架海盗机甲也不能放跑。是。接社保管理部门，第七星系来的难民有多少人？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。陆老师，大致估算，恐怕在八亿人口以上。好，尽快给我一份个人信息采集录入计划。进空令解除后，马上开始这项工作。同时，我需要你们提供三份以上的备选安置方案，以供后续讨论。陆老师，你真的不需要休息？总长让我代理他的职务，我不能掉链子。财政和规划部门的负责人有没有受伤？ 没有的话，请他们立刻来见我。第八星系紧急封闭，意味着未来我们只能自给自足，我们自己的经济生态都脆弱的不堪一击，又多出来八亿人口。别跟着我，劳驾，给我一点提神的东西，浓茶、咖啡、舒缓剂，什么都行。哦，好。陆老师怎么样？魏队长，说呀。他，他好像没事，但没事的简直不正常。 从醒了之后，他一刻也没有休息过，安置移民、清算物资、统计战备。让我跟他通话。是。陆老师，图兰卫队长想和您说话。卫队长，周六炸月间点，炸得很及时，海盗主力都拦截在外，我们已经在禁空时间内完成了清剿任务。知道了，清理战场，不要让残骸给星系内航道留下安全隐患。俘虏统一押送到第一监狱，尽快报送我方伤亡名单。 我们得到准确消息，最早遭到袭击、拖住海盗的两支巡逻队，还有闯入海盗阵营、人工炸毁约千点的小队，都已经全军覆没。我们收集到了残骸。哦，陆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你是说，周六、黄鼠狼，还有还有谁来着？ 看我这脑子，刚看过就想不起来了。还有，还有独眼鹰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林将军在撤退途中意外与我失联，而在域外海盗突然入侵第八星系的时候，我们收到消息，你家里的战路死机了，秘密航道坐标暴露。我们推断，林将军他们很有可能在撤退途中，意外遭到了反乌龟的埋伏。等等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战卢死机了？他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死机？很多事需要他处理呢，我得去看看。啊！陆老师，陆老师，陆老师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医疗舱呢？没什么，突然脚软，真奇怪。你陆老师，医疗舱来了。 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切断通讯，以后就算我把头发留到脚后跟，也没人说我像个人妖了。欢迎回家。欢迎回家。欢迎回家。切断所有通讯，保留紧急公务传唤。 打开工作日志，开始录制。今天是第八星系封闭的第二天，域外海盗清剿完成，伤亡名单统计完成，难民信息采集完成。总长仍处于昏迷中，我必须按时到指挥中心报道。图兰还在进行战损统计，战路修复工作才刚刚开始。 守草屯出错，欢迎回家。守草屯出错，回家。切断所有通讯，保留紧急公务传唤。打开工作日志，开始录制。今天是第八星系封闭的第十天。由于缺乏外界物资支援，大量难民需要安置，社会矛盾加剧，引发了小范围武装冲突。 营养针库存逼近警戒线，在乱局之中，我不能总是和稀泥了。战炉修复失败。欢迎草回家。切断所有通讯，保留紧急公务传唤。打开工作日志，开始录制。 今天是第八星系封闭的第二十天，走私犯泛滥，货币体系面临崩溃，假冒伪劣的营养针流入市场，粮储告急。我放任了几次武装镇压，战路修复失败。现在情况不乐观，还是采取保守治疗手段吧。 毕竟总长年纪比较大了。是啊，我们尽快商讨出一个治疗方案。对，好，我同意。啊，魏队长，你来了。听说您今天出院，特地来接你。啊，这段日子不好过吧？看你都瘦了。没瘦，体脂率下降了一点儿。最近给自己加了点训练量。我这人其实挺懒的，以前都把例行训练当做工作，很不理解将军。 我想，如果我是老大，没人管我，没人规定我的训练量，我肯定每天就在指挥中心翘着二郎腿发号施令，看别人挥汗如雨，那有多爽。现在呢？唉，现在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到训练场里去，因为训练体能的时候，脑子里才能理所当然的一片空白。总长。 我方才看见几个医生从这儿出去，你还好吧？啊，坐。呃，B 行呢？他去外星出差了。他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唉，我让那个小怀特偷偷打探他有空的时候都干些什么。怀特说，他在试着修复备份在家里的战炉系统，每天准时到医疗舱里去睡觉。 用药物精确控制自己几点睡几点起，保持身体最佳状态。他到现在都没有追问过林将军的下落，没有打听过他父亲是不是有遗言。秘密航道坐标泄露缘由的调查报告给他十几天了，系统显示他已经看过，但提都不提一句，不追责，也不提周六的事怎么处理。他好像连我那天强行放倒他的事都忘了。 我现在没有非让他拿主意不可的事，都不敢找他说话。等他回来，你让他有时间来我这儿坐一坐吧。我时间可能不多了。不是，脑瘤而已，手术不是已经？我的基因链出现了波普反应，脑瘤只是个先兆。可是你还不到基因链崩溃的年纪啊。 我这辈子是有方向没希望，被信仰和理想反复捉弄，颠沛流离，又差点死于彩虹病毒，衰老提前到来，也不足为奇。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商量好一起撂挑子吗？不能这样啊，总长，他担不住的，你们逼人太甚了。 那咱们就都尽力吧，魏队长、图兰将军，我尽力多活一阵，多送你们一程。可是你们也要做好准备呀。陆老师，嗯，陆老师，陆老师，陆老师。 我把工作都安排交接好了，万一有紧急公务，您也可以随时传唤。我反正就在家里，哪儿都不去，几分钟就能赶过来。你确定要请长假？嗯，主要是我想要一段完整的时间来修复战炉系统。您知道，战炉的数据库里有大量的宝贵资料，都是战前联盟最前沿的技术。我们太急需这些东西了，而且有战炉在。 将来我们重新打通跃迁点之后，可以通过它和本体的联系，第一时间联系到林将军和白银十卫，也是安全保障。好，好吧。 <laughs> 我以前老跟林吹牛不打草稿，我说我能再造战炉机甲，给我一个实验室，我连伊甸园都能复制，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这回接触到核心的东西，才发现。 咱们这里毕竟是穷乡僻壤，跟联盟最前沿的技术差太多了。你好了，您回来了，我就忙我的去了。一行，有些有些事是人力不可逆转的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接受。 静音模式。静音模块组出错。强行关机。启动战路。 开工作日志，开始录制，战炉修复开始。在启明星上听到了您别开生面的告白，您在追求先生吗？为什么你不去找他爆料？第十六次开始。请问你把手悬空在先生的手背上，是某种特殊的磁场吗？第五十六次开始。我觉得您在他身边就是最大的帮助。第三十七次，第七十三次开始，八十八次开始。 <laughs> 三个月一百次，你就这么不给面子吗？我还想听听你的原创曲目也不行吗？修复不好你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 <sighs> 这是。 这是，一根黑色的直发，这是，是灵的头发。死亡就好像光、爱情和宇宙洪荒一样，是永恒而不朽的。每一次人们以为。 自己即将战胜死亡的时候，很快又会发现，前方依然是望山跑死马一般的漫漫长路。 你扬起的眉，衣领上的余味，那淡淡的无奈，是我无价的挚爱。让时间原地停留，欢声笑语已足够。默默要为我捡起一片星空。 你冰冷的唇，如同冰雕城门，我拼命敲开它，融化殆尽崩塌，就像一个气球满是爱，心脏陷入你的风暴，不停地摇摆。 喜欢一朵花，无需看见花开。爱你不必强求结果。漂浮的太空舱，承载着我一生宝藏。情话唤醒你，你是唯一。